第六十二集，林和熙稍稍回神，抵在油虫肩头的下巴轻轻一动，忍不住提醒他：“有东西掉下去。”油虫却出声打断他的话：“这不是小事。”他沉声向林和熙强调：“在任何在意你的人眼里，这都不算是小事。”林和熙花了点时间来消化他话里的意思。 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错误解读或是过分解读对方的话，但在脑海中思绪彻底清明的那一刻，他还是清晰的感知到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了起来。那声音急促而有力，震得他的耳膜微微发痒。他的嘴唇干燥而紧绷，想说的话，数字萦绕在舌尖，最终化作清晰的话音吐出：“那你？” 同一时刻，尤虫一开口道：“你。”两人声音相撞，是于零碎的音节散落在空气里。片刻之后，尤虫近在咫尺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林和熙理智回笼，语气平静的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没有再追问，尤虫放开他，眼眸深深的望向他：“想不想？” 去海边看潮汐。林和熙闻言怔了怔，“呃，现在吗？”尤虫道：“现在。”林和熙神色迟疑：“明天还要上课，而且你不是要去聚餐吗？”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尤虫轻轻勾起唇角：“只此一次机会，过期不候。”林和熙骤然顿住。 下一秒，他抬眸笑了起来，去。仿佛担心游虫随时要反悔，他又咬字清晰的重复一遍：“ <laughs> 我去。”两人从校医院出来，直接去大学城里吃晚饭。路上，游虫打电话给周旋，说是临时有点事，唱歌和聚餐都去不了了。令他诧异的是。 对方竟然也没有再追问，只是在电话里轻嗤一声道：“我就知道。”尤虫不明所以的挑眉，然后挂掉电话。林和心摸出手机来看时间，五点吃晚饭会不会早了点儿？现在不吃，就没时间吃了。尤虫语气轻描淡写，还是说，你想去海边吹冷风野餐？ 林和熙不再说话，他们从行人熙攘的美食区街边走过，遇上几个学生沿路在发传单。尤崇接过来看一眼，叠起来要丢进垃圾桶里，隐约瞥见几个字眼。林和熙问：“什么传单？”啊尤崇把那张广告纸递给他，传单内容并非什么新店开业的折扣活动。 也不是各大培训班的课程宣传，而是周边几所大学的美院联名举办的绘画比赛活动。投稿时间恰好就在近段时间。目光滑落至底部的投稿要求，林和熙下意识的多看了两眼。察觉到对方视线长时间的停留，尤虫漫不经心的问：“你有兴趣？”林和熙没有立即回答。 而是慢吞吞的折叠起手中的纸，越过油虫，将它丢入垃圾桶内，然后才道：“没有。”油虫唇角轻掀，陡然像是想起来什么般，侧眸看向他：“你的画要什么时候画好？今年以内我还能收到它吗？”听出对方话里的揶揄，林和熙轻笑道：“明天就能给你。”油虫思忖一秒，主动提醒他道。 明天我下午没课，林和熙顺着他的话道：“那就明天下午给你。”两人在街边小店里吃过晚饭，然后回城南小区去取油虫的车。考虑到来回车程所花的时间，油虫没有带他去有海滩的地方，而是开车去了这座城市里著名的观景海坝。他们从大学城外直接上绕城高速，傍晚高速上并不多。林和熙坐在副驾驶上。 脸抵在窗边，看窗外天边飞快倒退的落日与晚霞。尤虫伸手打开车载电台，换到音乐频道。近来流行的温柔情歌从音箱里缓缓流淌而出。林和熙闻声回头，目光自车前不自觉的扫向尤虫开车时的侧脸，甚至有极为短暂的出神。然后听见对方道：“不堵车的话，应该能在天黑前到。” 被油虫的话猛然惊醒，面色很快恢复如常。他后仰靠回椅背里，面容散漫地开口道：“是吗？”半个小时以后，他们被堵在了高速公路上。前方有车辆变道不打灯，与其他车辆在行驶过程里发生了剐蹭，造成一场小车祸，车上人员无伤亡。 车辆横在路中间，无法移动，只能等相关负责人员过来处理。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所有车辆都被迫停滞下来，四周陆陆续续有人从车里下来。游虫解开安全带，开门下车去查看情况。林和西坐在车里，拿手机出来玩游戏，还在匹配队友的时候，耳侧就响起车门开关的动静。他从手机上抬起头，妄想坐入车内的游虫。 牛虫道：“还要等半个小时。”林和熙闻言，朝他扬了扬手里的手机：“游戏双排来不来？”牛虫拿起放在中控台上的手机：“来。”进游戏的过程里，扫见牛虫在游戏里同样不低的段位，林和熙问：“你游戏打的怎么样？”牛虫瞥他一眼，哼笑道：“哼，带你躺赢没问题。” 林和熙狐疑抬眸，真的？尤虫面不改色，不相信可以试一试。林和熙果真依他所言，不再给自己发育买装备，吊儿郎当的跟在尤虫的游戏人物后，在自家野区逛起街来。有位同阵营的队友当即就按语音暴躁开骂，尤虫开语音回：“我看着他，不会被抓。” 队友表示嗤之以鼻，然而十分钟以后，同队其他人已经送过几次人头，林和希却依旧完完整整的跟在游虫的游戏人物身后。再看看游虫名下的人头收割数，此前开麦的队友立即变脸，能屈能伸的在游戏里讨好游虫。游虫并不理会，对方仍旧不想放弃，又将重心转向林和希，语气大啦啦的问。 哥们儿，带你老婆过来上分啊！尤虫没有戴耳机，对方的话清晰响亮的出现在车里，两人皆是微微一愣。等上两秒，无人应答，那人又疑惑开口：“哎，们儿，我看你老婆段位也不低呀，该不会是被你一手带上来的吧？”显得愈发笃定自己的猜测没有错，他敬佩道： <laughs> “厉害啊，哥们儿！” 我们加个好友呗。游虫神色如常，正要开口澄清，林和熙却抢在他之前，略有不满的开腔道：“段位是我自己打上来的。”听见他的声音，那位队友的游戏人物在地图上猛然滞了滞。想来林和熙开口以后，对方就能明白过来。游虫也打消了澄清的念头。下一秒，那人三分敬畏、七分惶恐的声音再度从手机里传来。 事情原来是男朋友啊！尤虫面色青滞，林和熙也同样语塞。对方很快又开口，话却是对林和熙说的：“哎，这位小哥哥，叫你老公跟我加个好友呗。”林和熙抬头看一眼尤虫，后者脸色有点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林和熙不着痕迹的打量他片刻，不见他有要生气的预兆，顿时玩心渐起。 低头在游戏里打下一行字：“老公，有人想跟你加好友。”